课文四。这次旅游，我去了不少地方，每个地方都让我非常难忘。我先去看了黄河，黄河是中国有名的大河。我坐在船上，一边看一边照相，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地方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 我想快点儿把照片发给大家，叫朋友们也高兴高兴。生词：黄河，船，经过。